各位长辈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先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有父亲吗？我也祝福自己，大家父亲节快乐！挥挥手哈呀！啊，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已经庆祝过父亲节了？刚刚庆祝是吗？刚刚就是我们的庆祝父亲节。你们是怎么庆祝父亲节的？吃饭，还是怎样？啊？ 走下去跟你们谈一谈是吧？ <laughs> 父亲节好像常常被忽略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父亲跟母亲放在一起哈。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说父亲节应该怎么庆祝吗？有吗？这么含蓄哦？啊，要怎么庆祝父亲节？你先给啊妈妈讲，妈妈比较有主意是不是？妈妈有什么方式庆祝父亲节吗？啊？ <laughs> 没有庆祝。 没有庆祝，今天刚才已经庆祝，最好的方式哈。还有没有其他少年人？有没有少年人？除了刚才那些很特殊的哈，你们平时是怎么庆祝？有没有庆祝？哇，难怪父亲哈，有没有？有没有？哦，吃吃饭了，吃饭了哈。所以每个父亲都有一个大肚腩。 <laughs> 还有什么方式吗？还有什么方式吗？我想庆祝是很好的哈。 啊，对父亲来说，我想他会觉得比较安慰。你用一个爱的方式跟他说话，他也听得进去。如果你在父亲节这一天，你想跟你父亲说什么话的话，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哈。那呃，不晓得这里的父亲呢？你我想大部分做父亲做的比我还久哈。你们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呃你的家人哈呃所对你的这个爱哈，你觉得满不满意哈？父亲们。 父亲们满意哈哇，第一个说满意，而且笑得很开心哈。 <laughs> 其他父亲呢？你觉得哇？我觉得我的家的人对我好好啊，举手一下。哇哇，几乎每一个父亲呢，感谢赞美主，我也举手啊。 <laughs> 是哈，不敢讲不好啊，要回去给人闹耳朵是。 其实要庆祝父亲节有很多方式，也不一定要在父亲节这一天我们庆祝父亲节。平时呢，我们真的有很多方式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嗯，常常表达我们对父母亲的爱了哈。不单单是对父亲，也对母亲。那么最近呢，我就为了要预备这个这个讲道，我就上网看一看一般人是怎么样对父母亲表达。 就是感恩跟谢意的哈，那这是一个他他这个这个写的人，我想他不是个基督徒。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表达哈，也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好的提醒哈。第一件事他说，对父母的零用钱不能少，OK，好，每周给父母打电话，为父母庆祝生日，带父母去旅行，与父母一起去拜访他的朋友，经常跟父母合照哈。 每一天、每一年、每一年，我都在改变。了，跟他们照个相嘛，哈。跟父亲做交心的沟通，常常父亲不太说话，对不对？父亲节这一天，可以单独跟他约会，OK？单独跟他约会，可以跟他做一个交心的沟通，或是带父母亲去看一场老电影，哈。我想做父亲的，常常去陪孩子看什么《功夫 Panda》啦，看什么《拿捏啦。这一天，带父亲去看一部他爱看的电影。 或是亲自给父母亲做饭，或者经常带着妻儿回家。如果你已经是比较年长的，很多时候我们做成年人的，我们都很忙哈。我们家中有年老的父母，我们应该常常回去看他的。还有很多很多，他一共列了四十个哈。我想你们可能在当中也有很多很特殊的方式，可以来表达你们对父母亲的爱的哈。那刚才其实我觉得你们这里的少年人很棒，对不对？可以自己写歌哈。其实今天我也是写了一首歌了哈。 那我也是想唱的哈，可是他们已经先唱了。那我想在这里唱，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吧？不会了哈。那我就我就我就我觉得这个歌呢，可以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提醒了。这首歌呢，呃，讲的是我们的家了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哈。然后这个家呢，是。 大家都要付出的，否则这个家呢就不会像家了。这首歌叫做《生命影响生命》，我们要彼此影响的生命要从我们的家开始啊！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 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设想，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以为我胜过他。 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写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 心充满规章，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印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啊，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 是你将生命写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 这是家哈，这是家，我们都要付出的哈。家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有爱哈。那么爱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说要有爱，爱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在这首歌里面哈，就是要舍下自己，为着。 别人为着我们的孩子，为着我们的其他的家人哈，那我想做父母的很多都能够体会这一点哈。我们生了孩子就是要爱他们哈。我们说我们把命给他，我们都愿意，有没有这种感受跟经历？有吗？做父母的有哈。同样的，孩子也不能够单单只是领受哈，我们要回应父母对我们的爱。 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可是面对我们真实的生活面哈，你看我们新加坡经济非常发达哈，周边的很多国家可能经济都非常突出状况了，可是新加坡好像还是一片的繁荣，科技也非常发达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人跟人之间呢，那种人情呢是越来越淡薄哈？ 刚才我们列出很多点去纪念我们的父母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加坡，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忙哈。我们心里知道要爱，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做到。我们的父，我们的孩子领受的太多，我们的父母给的太多，两者之间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张力。很多时候在饭桌里面哈。 我们看见父母要夹菜给孩子的时候，孩子有些时候不是呈现一副感恩的样子，反而说：“哎，我都大了，你拿鸡腿给我吃，我是很闹鬼的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状况哈。有一位父亲呢，他每天赚钱哈，他只吃两个馒头。中国还是有些地区非常落后的哈，他们努力赚钱，他说他只吃两个馒头，两根葱。 但是呢，他一定会买一个鸡腿，给他唯一的儿子吃。有一次，这个父亲生病了，妻子把儿子的鸡腿给了爸爸吃。儿子知道了之后，竟然打母亲一巴掌。他就说：“这个鸡腿是我的，为什么要给爸爸吃呢？”这些孩子哈，领受的太多，生活的太好，结果把一切。 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当他没有了之后，反目成仇。喂，同样的是，在中国哈，我想现在我们多了解一下中国的状况哈，因为他们走过的，可能有我们已经走过了，或是他走过的，我们正在走。 他们就针对到底孩子有多孝敬父母，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哈。他从六百八十四个中小学生当中呢，做出了一项调查。他就说，谁能够写出准确的写出父母亲的准确生日的，一共有百分之六十三能够写出。哎，父母亲的生日还不错哈。知道父母亲最爱吃什么的，一共有百分之六十八哈。知道父母每天睡觉的时间更多了。 一个百分之九十七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要偷偷看父母几点睡觉，他要做别的东西，他要上网打打电电脑哈。但是，一共有超过百分之六十五的孩子呢，经常跟父母顶撞、发脾气。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学生呢，从来不主动做家务的。在搭车的时候让位给老人。 只有百分之五十四十五点七哈，这个校长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说：“哎呀，教育的工作还要加把劲啊，还要加把劲。”当然，当他做教育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教育也要加把劲。教会跟家庭希望是可以彼此配合的。你不要只是说我把孩子送来教会之后，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哈。 然后你在家什么也不告诉他。我们不论在哪里，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看见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要孝敬父母哈。我们来看，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他这样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十诫，这是十诫中的一诫的第六届啊。前面四诫讲的都是对神的，后面六诫讲的都是对人的。这个第六届就是讲人的第一诫里面呢，就是针对父母。我们的信仰是教导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的，这跟我们华人的伦常是很很接近的，很合乎我们的伦常的。 但是也有跟我们中国伦常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孝敬哈，孝敬很多时候你想到孝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要顺哈，有孝就要有顺哈。但是当父母不对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不是要逆来顺受？父母说这样，因为过去很多父母都是重男轻女的，我们自己要逆来顺受呢？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里他说的孝敬呢，其实是要我们敬重我们的父母。他生我们，我们理当敬重他，我们理当敬重他。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也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听从父母，要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可是有些就会说：“哎呀，我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他每次叫我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很为难。当我不做的时候，就好像不孝顺他一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是不要跟他吵架呢？”保罗说：“你们要听从你们的父母，可是要在主里面听从你们的父母。”哥林苏哥罗西书也是保罗所讲，第三章也这么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 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很谨慎哈。很多时候，我们要有很多的智慧哈。可是最重要的是，不管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我们要爱他们。因为耶稣基督，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如果你家中有不幸的父母的时候，你也更加的要去爱他们。我们也看到一些情况哈，一些基督徒。 他在家里，他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可是，在家里呢，可能他没有做到。圣经里面，耶稣也这样提醒我们哈，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也说，他也说哈，不可以以个儿板为理由。个儿板是什么呢？他说：“对父母说，我所奉献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个儿板就是奉献的意思，是供奉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了。” 就不需要侍奉父母了，不是？你不可以以这个为理由，不论你在教会有多忙，你都要孝敬你的父母，你都要花时间给你的父母。这里他也提到说，神特别讲到这一节里面，就是在这第六节里面，他说这使你得福。 孝敬父母可以让你得福，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也就是说，你可以长寿，可以长寿。可是不要误解哈，神的每一条诫命哈，神都赐福，如果你听从，他都赐福。但是这里也特别强调哈，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孝顺父母。 你在世上得福，然后你得得到长寿。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按着字面来理解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一个孝子就特别长命哈。那有人就用这个经文来做根据说：“哎，你要长命吗？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如果以这个。 本末倒置的时候，你就变成不是孝子，你是孝寿了。你是希望长寿才能孝敬你的父母，那是不对的。我们不要总是以为要得到什么好处才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神说这是一个待诫命的、待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呢？他是要鼓励我们。坦白讲，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是不容易的，尤其你的想法跟你的父母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凡事听从你的父母是不不容易的，所以他说他要赐福给你，他要鼓励你，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老了、病了、耳朵聋了、啰嗦了，你还要继续的孝敬你的父母。父母亲是要敬重的。 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们对父母亲的爱呢？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我想都是我们平时都要做的。那个所写、这写出这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人，他基本上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说提醒我们可以这么做，这些都很好。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特别带你的父亲、父母亲来的？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每个基督徒的儿女哈，我们都有一个最深、最深的盼望，希望我们的父母也可以信耶稣。希望我们的父母也可以信耶稣，因为那是一份最好、最棒的礼物。 我有一个朋友哈，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婚礼呢是我为他主持的。当我跟他主持他的婚礼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可能不会来，他很遗憾哈。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信主的时候，当他信主的时候，他父亲就说：“如果你信主的话，我就不要认你了，我就要跟你脱离父子关系。” 在新加坡还有这样的事情哎！我也知道有些父母，他们可能过去都是传统的信仰，都是拜拜过来的。当他知道说孩子要去信耶稣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已经给了别人了。他说：“如果你信这个的话，我就不要认你了，我就不要认你了。”这个孩子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不要信耶稣呢？他也信了。 他还是信了，可是呢，他还是当父亲不接受他的时候，他还是很努力做到他孩子的应该做的一个本分。像刚才所讲的，他都做。虽然父亲对他态度很恶劣，他还是尽量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给他的父亲。到他结婚的那一天，他说他的父亲还是可能会不来，结果他的父亲没来哈。 等了很久，他父他父他他的这对朋友都是我认识的，父亲还是没有来。最近我打电话给他们哈，刚好有过年的时候，呃，也谈起哈，就说最近他父亲病了，他父亲病了，然后这个孩子呢，这个父亲还有其他的孩子，病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哈。 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持续的去关怀他的父亲，他就持续的关怀，用行动来表示说：虽然你不认我，可是我还是很爱你。要透过这些行动，让这些未信主的父亲看见，说是你信主，你会更加的孝顺我。我们还是仍旧迫切的为这些不幸的父母亲祷告。 现在他父亲对他的态度好很多了，好很多了。可是我们仍旧要祷告哦。坦白讲，在新加坡有很多父母亲，一辈子都是拜传统宗教的，拜观音啊，拜大伯公啊，拜关公啊。你叫他在七八十岁才来信主，他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八十岁信主、九十岁信主的都有，他们都放得下去。我们看见那是神的工作。 天底下大部分的父母亲呢，都会用他们全身的生命去爱他的孩子。当然，做孩子的也会希望说把最好的给父母亲，因为我们都想做好自己的本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做好的前提底下，我们还是看到很多亲子的问题？父亲跟儿子，母亲跟女儿，很多很。 很令人难过的事情，好像彼此中间有一道墙哦，没有办法突破的。我们要爱，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去爱呀。尤其是爱我们自己的亲人，怎么去爱呢？人都有罪，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爱的真理。我们只说我用我的方式去爱他，可是他不懂啊，不懂你就算了，你就不想继续了。 因此，当你爱的过程当中，你总是用你自己的方式的时候，结果呢是带来伤害的。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是要放下我们自己，哈，回到神的面前，回到那个爱的源头那里，我们才能够明白怎么样的去爱，我们才懂得怎么爱自己，我们才知道怎么爱别人。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儿女越是爱神，他就越知道。 越懂得去爱他的父母。如果你说你很爱神，可是你却不管你的父母的时候，就像耶稣所讲的，你把这一切当做个儿板为理由。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当我们很爱神的时候，我们也要爱我们的父母，因为神的爱能够洁净我们里面的罪，能够洁净我里面的各样的自我，他也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在一些时候，我们伤害了我们的父母亲。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要跟我们的父母亲和好。今天，可能父亲节这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了，可能他会给你一个大红包，带你去吃大餐，送你很贵重的礼物。可是这一切里面呢，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会变得没有意义。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父母亲在精神上，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真的爱他呢？怎么样能够填补一些父母亲那种需要陪伴、需要爱的那种空虚的心灵呢？我想只有神的爱能够触摸到这些父母亲最深的部分。今天真的是不论年龄大小。 不论是做父母的，是做孩子的哈，我们在心灵上，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在心灵上呢，都是一个孤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没有人可以去填满的缺口。无论你是父母亲，你是孩子，你的爱人或是你的朋友都没有办法触及到这个部分的孩子心中有这个缺口，父母心中也是有一个缺口。 真的人都有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躲起来了。我们心里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里面有个东西是我不想让人知道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甚至说：“神啊，你走开，我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努力，我们很努力，我们表面上可能看起来可以很风光，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缺口。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缺口只有神。 能够填满的，不是光靠礼物，光靠红包，光靠零用钱，光靠带他去看一场电影，这些都没有办法填补你的父母亲或是填补你自己的。圣经说，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远离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亲近哦，大家一起来吃团圆饭哦，可是彼此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想去碰触对方心灵最深的部分。 我们只想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的关系，可是今天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碰触到我们内心最黑暗的部分。我们跟神知道说他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了。当我们可以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感恩。 我们看见我们不能，神告诉我们你能靠着我，你是能的。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看见我们自己的不是，看见我们自己的骄傲，看见我们自己的丑陋。我们愿意匍匐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帮助我，你救我。”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力量，教导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家人相处。 他会拆毁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墙，这里他也继续说，他也会拆毁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冤仇，使我们可以和睦。这个和睦是真正的和睦，不是表面的和睦。华人很喜欢做娘鬼，你们有听过吗？做娘鬼什么概呢？鬼娘娘，哦，做娘娘就好了。 里面有没有？坦白讲，在乎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的阿妈哈，我的阿妈，来看一下哈。呃，这是我跟我阿妈和最后的一张照片哈。谈到我的阿妈，我有许多的感慨哈。这位就是我的阿妈，这是在二零零四年所拍的一张照片哈。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亲情营，我带着我八十五岁的阿妈去。 嘿。我感谢主哈，他愿意来教会。他是从小就从中国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哈，生了两个孩子就就守寡哈。二十大概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是我的爷爷，他就去世了，带着两个孩子来新加坡啊，从从那个时候一直跟人家假孤立哈，就是跟人家做女佣。 一直做到八十岁，你说为什么我的妈妈还有我的舅舅不管他呢？上一辈的事很多恩怨哈，过去的人重男轻女啦，哦，母亲也很多伤害啦，我的舅舅也很多伤害啦，好像没有没有事业上没有什么成就的话，就没有脸见父母这样子，好，彼此间在过去的传统的包袱里面哈。 彼此都没有办法和好。感谢主，后来我的母亲信主了哈。后来我的我的舅舅我真的找不到他，找到他的时候是报馆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去世了，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家庭。啊，感谢主，神按着他的时候，让他让我妈妈可以信主。当我跟我妈妈信主的时候，她跟我外婆的关系，坦白讲还是很紧张的。 因为过去都习惯了，一人一个脸的，脸黑黑的嘞。见面的时候怎么样可以笑笑呢？已经习惯了，这要改变，就是要求神给我们，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充沛的爱，领受到神极大的那种舍己的爱，你才知道你还在造一个如何过去常常伤害你的一位母亲哦。而这位母亲就是我的阿妈，也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妈妈的，就是在那种传统的环境里面，就造就成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悲剧。 我的阿妈八十岁的时候，跟他的讨街哈说：“我已经老了，我死的时候要死在自己家人里面啊。”那是在她八十岁，也是在嗯二零零四年嘛。她二零二零零啊零四年的大概那个时候她就去世了啊。那她就说她要回来，她要跟自己的人住了。她选择跟谁住呢？跟我姐姐住。 因为他说他的什么神位啊，他去世他都已经料理好了，放在什么光明寺里面他都料理，他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不想跟我住在一起。那当然，我刚才觉得是说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要更加的去爱惜我们的家人啦。然后我我真的是希望说，我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说，要真的要 make it a point，你一定要去载他礼拜天带他去我们教会。 啊，当时我去这个，现在我们讲潮语的教会，就是希望我的阿妈可以听见福音哈。然后呢，我就带他来这个福音营。我阿妈慢慢的就是在福音里面，他明白福音呢，他就看到了，在一个群体很多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哎，他过去也是拜拜的，可是他现在信主了哎。”老人家跟老人家可以沟通，你知道吗？我这个孙儿永远是个小小小孩子哈。他们可以沟通，他就。 在这个淫秽里面，尝到了福音的好处。我感谢主哈，我感谢主。人的关系若不是先跟神和好，我们人怎么努力都是做鸟鬼。今天我们靠着神，我的阿妈听见了福音，她也愿意接受。可是我觉得神对我来说，对我是相当的幽默哈。他在病床上的那一刻，我的同事就是我的同工去跟他传，就是说要确定他的信仰，要希望跟他洗礼啊。 他说：“好，我们全家人就赶下去，赶下去的。所以，我姐姐也在。我姐姐也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就觉得说压力很大，结果又摇摇头，说他不要洗礼了。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在我身上留下这样的一个缺憾。我慢慢的可以明白，说要我更加的迫切，要我更加迫切的为着我的家人能够信，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各样美善。我要加把劲，我要加把劲。今天同样的。” 你的儿女把你带到这里来，或是你今天是身为儿女的，你觉得哎，怎么我的父母今天没有在这当中？不要遗憾哈，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份爱，让我们的家人真的是能够跟我们的神连接、领受这份爱，然后他可以得到那个永生的。 盼望，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是别人的拖累；让他们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跟神连接关系，知道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真的，求神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父母亲，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个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 祈求你鉴察我们，鉴察我们内心，我们跟我们父母亲的关系和好的主啊，你要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建立真实和好的关系。这过程当中可能是困难重重的，可能当我们愿意努力的时候，过去很多。 可能一些不好的记忆会浮现的。主，我们今天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一切都完完全全来捆绑。主，我们祈求你，你怜悯我们，你也赐给我们力量，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的父母建立一个更加互爱、相爱的一个关系。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的父母也有机会聆听到你自己的福音。主，我们也祈求你，你的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也让他们能够明白。 你的爱，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继续的来醒察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跟我们的父母亲建立一个你所喜悦的关系。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啊，呃，我想在就是。 刚才那首诗歌，有些时候人呢会觉得说好像针对我们父母唱哈。坦白讲是没错，你可以说那是对你的父母亲唱。同时呢，这个你你给我一个家的你呢，若不是神的话，我们我们真的是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去爱人哈。所以想再给你们唱一次。 好，我们带着盼望的唱哈，我会唱快一点哈。我们用另外一种节奏来表达我们对我们家的爱哈。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尽管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 让我明白这爱的代价，虽然内心充满紧张。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藏在我的生命。用你的真情，那温暖那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 生命设想，让我明白这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挣扎，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我们一起来唱好吗？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 是你将生命施向，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感谢主，荣耀归主，我们彼此。 多努力，多爱我们的上帝，多爱我们的父母。谢谢，谢谢许南胜传道，我们感谢他，也也听到他的歌声了哈。 <clears throat> 啊，我们知道孝敬父母啊是上帝的命令啊，孝敬父母是上帝的命令。父母们呢，往往有一个误区啊，就说让孩子们要带父母来教会，父母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 很多我知道，在中国应该是没有这样这样大的问题，在本地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人家呀，觉得信了主的孩子可能就不会再孝顺他了，因为他要的孝顺跟我们说的孝顺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就知道也可也可以放心的告诉你的父母说，信了主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孝顺，啊，只是呢方式不同。 好，方式不同，所以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啊更加孝顺父母呢？用我们实际的行动啊，用我们实，啊，让高凯牧师用用方言了，再跟在座的父母们讲一讲。 <laughs> 来，我们欢迎高凯牧师。嗯。是刚才在呃开始之前，我有一个经节在我的心里面啊，我就去翻那个圣经找。 马太福音十五章三节，我觉得神的呃指示给我们的指示是很很实际的，very practical。所以说怎么爱我们的父母亲呢？耶稣是怎么说的？呃，马太福音十五章三节，就跟刚才呃呃讲言所提到的那个路加吧，那个是路加是一样的。呃，就十五章三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呃，当孝敬父母。”又说：“呃。” 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呢，孩子咒骂父母亲被致死的，死刑啊！ <laughs> 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在乎孝孝敬啊？然后他这个是耶稣的话语，然后第五节他们呃呃，耶稣又说啊，对着这些宗教界的人，他说你们倒说呃，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们所当奉的呃给你的已经做了呃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神的这个话语说：“你孝敬这里的孝敬是什么意思？给钱呢？ <laughs> 你知道是不是很实际？我只是在默想这个经节。神呢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亲呢，其中一个很实际的的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供应给我们的父母亲。” 很实际的，所以我知道说，我我也明白说，在我们新加坡很多父母亲啊，呃，要要孩子，要父母亲，你们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吗？孩子要供应父母亲，啊， <laughs> 所以说，真的神的话语很实际的。 很实际说，我们孝敬不只是用口孝敬，我们也要有要给予我们的父母亲要有一个供应。因为在这个文脉里面，耶稣基本上是说，你们说把自己要给父母亲的已经奉献给神了，这样我就不用孝敬父母亲了。有时候耶稣耶稣的给给这个孝敬的这个定义是说，要供应给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说，我们给我们父母亲一呃呃呃呃一些爱心奉献啊，一些供应啊，不不一定是因为他们需要。 甚至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父母亲，孩子也好几个，自己也有很多储蓄。可是神说我们要要要孝敬他们，要要给予他们我这个供应，这个是我们孝敬的表达的一一个一个一个方法。 阿门，阿门。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我觉得说神的话语真的是教导我们说要很实际的来爱我们的父母亲。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父母亲都会呃认同，就是说，当我们当当我们孩子有这份爱心给予你们这份呃钱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得到孩子还很关心你们，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实际啊！ 所以说，真的在在呃基督教里面呢，神的话语有很多实际的教导，教我们要怎么样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不过有一个拦阻，就是我发现在新加坡，呃，往往有很多父母亲，因为你呃一生都是在拜拜的哈，拜拜拜什么宝贝公啦、什么公啦、什么公啦哈啊呃呃，像我们有一个在我们这里有这个信仰，说呃孩子要要要就是要祭拜祖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呃一个。 一个拦阻啦，一个一个障碍。很多父母亲以为说，我我们呃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不祭拜祖先就是不孝道啦，就是背忠背主的哈。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收不到的。人死了之后呢，呃呃呃呃呃，不是去天堂就是下地狱。 可是神给我们开了这道路，能够上天堂去。不过在活在这世上的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怎么的孝敬的呃，带着怎么样的心的去祭拜，什么食物，什么烧什么香，什么什么纸的这些呃，父亲都不会收得到的。因为人过去那边的之后呢，什么都收不到了了。所以，所以说，我我只是我觉得有这个带领要分享这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来信耶稣的时候，呃。 我们不去啊啊啊啊，祭拜祖先，不是因为我们不孝敬祖先，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我们怎么做，他们都做不到，修不掉。你安那拜，你不管你拜么你讲也不修不掉。所以圣经安那教你，圣经教人讲，人坏的时阵去爱，唔当等人死了个去大哭啊，去大拜。你安怎拜，你不管你拜么，也不修未掉。 这是圣经搞能讲的然后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在人活在这世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去孝敬是最有效的。你们同意吗？不知道等到时候人死了之后，才穿上那个大麻衣啦，我靠！我就能，我那到新加坡那个周松不？你靠路大声就是路好，都都是路路好顺对不？真奇怪，跟他搬戏的来，我去我去白兰，去去去去去去啊啊啊啊！那个周松啊，人家那些那些。 哭丧是什么？哈， <laughs> 啊，葬葬礼的时候啊，哇，他他他哭是可以开关的嘞。 <laughs> 好了好了，现在快哭的时候他坐下来啊，大哭大哭，哇，人家样的亲戚朋友说，哟，真孝顺，你快哭啊，你看哦，圣经说孝顺你喜欢你看表达的嘞。 圣经说孝顺不是让等到人一个死人死了之后，我们再大哭啦、大献祭啦、做这个做那个。圣经的教导说，你们要孝敬。甚至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境界，不孝敬啊！神神神的神的世界里面，就说我们要孝敬父母亲，而且耶稣也说很实际，孝敬包括给予他们供应。你看神的话语是很实际的，而且我们我们我要解我要打开这个结啊，因为很多父母亲啊有这个误解，说。 基督教就是教导他们的孩子们不要再孝敬父母亲了啊！这个不是的，圣经教我们要孝敬，而是在活的时候把我们的我我我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很实际的来来来表达出来。当当当当然，我们就因为我们爱我们父母亲，我们更要把福音分享给父母亲。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天堂。人死了之后必须有一个去处，因为人的灵魂是是是。 是呃永久存在的，呃不不会销声匿迹的，不不不，我们死了之后身体停止，可是我们的灵魂还活着的。我们人心里面都有这个感觉，这个是真实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替代了我们的人的罪，被钉十架，叫我们凡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来恭喜天主，我们也在登呃呃呃天阶啊呃天狗。这个是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其实是错的哈。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说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不不不无这里没停也把低了。 <laughs> 其实这句话是错的嘞，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家人如果是信主的，可以永远在天国里面把低。 <laughs> 多么好！所以说，死亡真是很很很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死亡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缺失，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死亡的。一百年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空间里面。一八年以后，我去过浪哇，我相信，那些乌浪过去哇，那种的跟那些怪物一所以，这死亡是缺失的。可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缺失的。一个人死了之后，如果一个人是信主的，我们永远在一起的，在天国里面同在。 这个是最大的福分，所以刚才小孩子唱，这一生最大的祝福，真是来信靠主耶稣。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要跟那个人在一起。所以说，在我们人间呢，死亡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跟我们最爱的人离别，那个是最痛苦的事情。可是圣经已经把这个是最痛苦的事情已经解决了，神把永生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一家人信主都都能够有一个去处，永远的在神的爱当中。 你说这个是是不是好的福分？阿门。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来信耶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我们站起来。这一生最最最美、最最最大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就是来信靠主耶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全家人来信，因为我们的我们要我们全家人都能一起在永恒里面在一起，永不离别，永不离开，永不离别。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白白的礼物是送给我们的，这叫永生。不是他便宜，可是因为耶稣付了代价。神来到我们当中，赤裸的被钉在石架上，就是去掉你我的罪，他担当了你我的罪孽。被神拒拒绝了，也死亡了。为什么呢？叫你我今天信他的可以复活起来。 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公义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来敬拜。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的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扶持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来认识主耶稣，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请大家闭目低头，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我邀请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任何人你没接受过永生，你没体会过神大爱的他的甘甜，他的救赎是如何的？今天你能够来蒙福，能够说耶稣，我接受你的救赎，神要把这永生白白的赐给你，这是礼物来的，不是叫你付出任何的代价，只是叫你敞开你的心。 来接受神的救赎，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有举过手，都有接受过的，都有来体会过神的大爱。所以，如果你在我们当中，你知道神今天触摸了你的心，神今天邀请你来吧，来得救吧，你属于我，我要把永生赐给你，我要你全家都能够在我的福乐当中度过永恒，在我的大爱里面度过永恒。 这是神要赐给世人的，你来接受吧。我们要让我们为你祷告。如果在你你在我们当中说，跟我们，我我我愿意来接受神的祝福，神的救赎。快快举起你的手，让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说，我愿意接受神的救赎，不要害臊，举起你的手，让我们为你祷告。来，麦拍谁？麦拍谁？刚下够不？你亲自来体会神的爱和救赎是怎么样的。 神是真实的，他爱你，他要来帮助你、拯救你、供应你生命里的需要。他很真实，他的爱是要你亲自来接受的，所以他不逼人，他邀请。这个是一个爱的呼召，爱的邀请。你是否来愿意让神来拯救你、帮助你、医治你？来，不要害臊。还有吗？有两位在这里，还有吗？ 不要害臊，你有如果有朋友，谢谢谢谢，你可以把手放下。还有吗？我让我为你祷告，你亲自来体会神的大爱是怎么样的。来，不要害臊，你有没有朋友？有谁带了父母亲还是朋友在我们当中？你知道他还没接受过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还有吗？这位，你接受过耶稣吗？啊，接受过吗？还没？有接受啊？什么时候接受过？ <laughs> 来，我们跟我们一起祷告，不要害臊，要拍谁啊！ 害臊，啊，不要害臊。还有吗？还有谁愿意来接受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了了。这个最大的神迹发生在这一时刻，就是当我们敞开我们心来相信、口面承认、口面来承认说：“耶稣，你是救主，我来接受你，我来相信你。”最大的神迹发生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吗？来，不要害臊，举起你的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有几个在我们当中的啊？来，摇摇你手。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我们来帮助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低头闭目，我们要跟神说话了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从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来邀请他，来承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他必来拯救我们。他要把永生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大爱，爱的供应，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说主耶稣。 主耶稣，我要来相信你。我要来相信你。感谢你死在石架上。感谢你死在石架上。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今天让你的宝血洁净我。今天让你的宝血洁净我。除掉我一切的罪孽。除掉我一切的罪孽。我要来接受你。 我要来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神。感谢你把永生赐给我，感谢你把永生赐给我，叫我做天父的孩子，叫我做天父的孩子。感谢你拯救我全家人，感谢你拯救我全家人，让我们永恒，与你在一起，与你与你在一起，来蒙福，来蒙福，来得救，来得救。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欢迎你，欢迎你进到耶稣基督的大家庭。阿门。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呃邀请在场的每一个父母们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你们祷告。我们在场的父母们，请到前面来。等一下，等一下，个给你们礼物啊！请父母们都走到前面来。 我们站在下面不是父母的，举起我们的手来为父母们祷告。往前走来，后边还有人要过来。神有特别的福分，今天要加在他们身上，特别的福分。往前一点，往前面来，后面的都到前面来。在场的所有的父母们都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在下面的没有做父母的，举起手来为前面的父母们祝福。来，走到前面来。 我们闭上眼睛，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个日子里来纪念你给我们这个每一个做父母的人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当我们庆祝这个双亲节的时候，你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做父母的主啊，你将儿女赐给我们，这本是你的产业，但是你把你的产业托付给我们管理。 求你赐我们数天的聪明和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你的教导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能够把你的话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够让他到老都不偏离你所指引的正路。耶稣基督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耐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按照你的教训带大我们的孩子。耶稣基督也使我们在每时每刻每一天。 都能够做儿女们的榜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感谢你，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让我们体会天父的心肠。当我们明白了天父的爱，我们才能够把上帝的爱活在人间，把天父的爱也能够活在我们儿女的身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也愿意我们中间还有还有的人的父母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孝顺他们，把基督的爱给他们，使我们对他们的照顾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照顾，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照顾，还有灵里边的照顾。耶稣基督，求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在这里事力的每一个父母们，让我们。 以虔诚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也能够因着我们的信仰，因着我们的祈祷，把我们全家都带到蒙福的道路上。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父母们健康的身体，让我们在工作上立上加力，也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日子在你手中大大的蒙福。耶稣基督，求你祝福我们，赐我们身体上的健康。 也是我们心灵上的平安。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利阿亚，阿门。好，好，请父母们回到座位上。父母们回到座位上仍然站立，其他不是做父母的请坐下。父母们站立，我们的招待员会分礼物给父母们。 请父母们仍然站在座位上，我们的招待员会分礼物给你们啊！我们要先来收奉献呢，奉献收完再发礼物吧。 <laughs> 来，我们先来为我们要做的奉献祷告。那么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哈，有很多新的人，新人呢还不明白奉献的意思好，父母们请先请坐下哈，收完奉献我们再发礼物。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或者你还不明白奉献是什么意思，当奉献袋传到你旁边的时候，你可以传给别人好，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思，你可以传给旁边的人，不用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神的祝福，我们也愿意呢回应神的爱。我们更相信，我们所献上的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呢，上帝悦纳我们的心。 上帝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加倍的，它是加倍的。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来付来做出我们的爱心的奉献。来，我们先同心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此时此刻，我们要对你的爱做出回应。当我们把金钱献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已经悦纳了我们的心。 我们也，我们这个金钱也要用在你福音的拓展上，求你祝福我们，也祝福在这里做出奉献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